没有了身剑的阻拦，叶修二人的角色逃得特别顺畅。不过此时他们已经完全暴露在家事队员的视野下，逃是在逃了，却想逃个干净，却还没有那么容易。肖时钦三人的角色紧随在后，同时消息孙翔知会他方向，看是不是能进行拦截。全图二十双袜子。 目前叶修、包子二人略走十一双，一下子就成了途中榜首。如此大起大落，其他玩家连看着都过瘾。当然了，反正大家现在也没什么负担，所以真要遇到这些个有袜子的人，管你多强大，也肯定是要试一试的。叶修和包子的两个角色前边跑，肖时钦等三人的三个角色后边追。 这一路冲下来，沿途玩家也撞了不少。玩家一看这些个角色，无一不是榜单上有袜子的队伍，他们哪管前边跑的还是后边追的，怎么顺手怎么来呗。于是攻击叶修包子的也有，打家世那边的也有。不过普通玩家的能耐都不足以对这双方造成什么威胁，但是这双方也不会停下来和普通玩家分个胜负。 于是，渐渐的，叶修和包子两人的角色继续跑，肖时钦三人的角色继续追，只是在他们后方，却也渐渐掉起了越来越多的玩家，全是这一路上遇到没拦下，却又不放弃，随后追上的。不过，普通玩家不具备控制耐力的职业水准，这跑得长了，渐渐就有人掉队。 不过一路再遇旁人，却总有的补。这样的局面竟然足足持续了有五分钟之久。叶修和包子两个领路的路线实在是飘忽，不然肖时钦早会分出人去预判渡劫了。但是这两位的跑法完全随意，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是要跑向哪里，这让人怎么去判断？ 无法做出判断，导致肖时钦也只能给未在场的孙翔和申建及时坐标。及时坐标不住的变换，无规矩可循，孙翔和申建想找上来，自然也变得麻烦起来，最终沦落为从另外两个不同方向死追的一份子。肖时钦他们固然不能做预判，可是如此随性的跑法，就是干拼速度了。 普通玩家可能耐力控制得不好，被甩掉；但职业选手对这种基本功一样的东西，谁也不会比谁高明到多少。所以叶修他俩也没办法把肖时钦他们甩脱，这才有了干跑了五分钟的奇异场面。直至一条系统消息发出，第二十双袜子此时也被失去了。第二十双袜子不知刷新在了哪个角落。 以至于一直没有被人发现。此时被人拾取后，全图二十双袜子都已经有主。系统立即开始了一百二十秒的倒计时。找家是他们的一贯方式。如果开始倒计时时的成绩还不够满意的话，他们会先丢弃一双袜子来拖缓时间。可是眼下这局面，肖时钦心下顿时就咯噔一下。 丢袜子，这不会有人拦着他们，但问题是，此时他们身边就吊着其他队伍的玩家，他们这前脚丢了，后脚就会被人捡了，根本争取不到什么时间。至于自己再丢，自己再拾取，这个貌似可以利用规则漏洞，却是被特意填补上的，系统不上这个当。这也是叶秋的阴谋吧？肖史心也有点烦躁了。 难怪对方用这么没技术含量的方式干跑，看来他们对于拿到十一双袜子的成绩已经相当满意，同意这时候结束这一轮活动了。但他们同意，家世这边不能同意啊。两分钟，追到这两个家伙，先别说能不能追到了，就是追到，两分钟内能不能结束战斗，肖时钦都没有把握。 我先找地儿扔一双袜子吧。队友张家兴这时也明白他们目前的窘境，看来只能如此了。肖世钦说：“行，我先去了。”张家兴说着，他的牧师立即就和二人分开，跑向另一边了。掉在他们后面的玩家们一看，他们一直追击的目标兵分两路了。这袜子到底是在哪一边呢？看那个跑走的是个牧师。 单枪匹马的，照理儿不应该由这位来保护袜子。但如果正是反常理的圈套呢？这种问题一纠结起来就是个圈儿，没有完的。路还在跑，没时间细想，一个是非判断题，于是有人选择是，有人选择非，于是玩家们也随之分成了两路。 追肖时钦他们这一路的普通玩家一直能跟上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领跑的叶修他们二人太堂而皇之了，所以不到耐力实在没有的情况下，普通玩家都是能盯得上的。张家兴现在目的是找没人的地方丢袜子，当然不会这么光明正大，引起数名玩家东窜西窜，有计划性的一通跑之后，很快众玩家就发现。 他们遗憾的跟丢了。张嘉兴在甩掉了玩家之后，下一步就是找个略偏的地方扔一下袜子了，总也不能扔了，很快就被人找到，那时间争取的就有些没意义了。张嘉兴这袜子还没扔呢，肖时钦这边却突然发现了古怪。一直以来跑得特别粗俗的叶秋二人组，好像忽然间改变策略了。 盯好，肖时钦提醒着还和他一起的王泽。结果就是这么一提醒，突然发现情况不对了。原本五人队的家事这么几经折腾，现阶段直接和叶秋二人较阵，不就只是他和王泽两个人了吗？ <laughs> 等等，情况不对！肖时钦一想到这儿，连忙又叫住王泽：“ <laughs> 怎么？” 王泽的神枪飞一直是飞枪移动，节奏很重要，正保持的完美。突然听到肖时钦喊等，心下颇有些遗憾的停下了。不太对，肖时钦说：“哪里不对啊？”王泽说：“再继续追的话，恐怕要有麻烦。”肖时钦挺自信自己这个判断，以叶秋的胆色，会惧怕和他们以二敌二吗？ 瞬时间就击杀申剑，可见叶修面对家世的选手拥有很大的心理和技术优势。自己这边看似也是两人，没准在叶秋眼里只是一点五人，或是一点二人。可不追的话，我们就要被追上了。王泽看看前方，叶秋二人组渐行渐远；再看看身后，各小队玩家渐行渐近。 肖时钦被他这么一提醒，也转视角回身一看，顿时更头疼了。他们的眼里还有在前的叶秋二人组，可在这些玩家眼里，目标恐怕就只是他和王泽了。此时追可能钻了叶秋设下的圈不追就得想办法摆脱这些人的纠缠。虽然压力不大，但总也要点时间。 这过程中，叶秋会不会又有什么手段？就算再没设计，这时间也足够他跑没影了。越是这种抉择艰难的时候，抉择的速度越要快。肖时钦也是深明整理，飞快一盘算后，终于还是一咬牙，继续追。有胆色的人，并不只有叶秋。 肖时钦率领雷霆这支实力平平的战队，却能屡屡杀入季后赛。旅途绝不是四平八稳，他们哪次的成绩不都是冒险冒来的？而每次顶着压力下达这种风险指示的，无不是肖时钦。相比之下，只是一轮活动而已，算得了什么？肖时钦决心一下，心思就再没有什么犹豫。 同是枪手系的机械师也是可以使用飞枪技巧的，但是现在知道叶秋那边可能会有点问题，飞枪这个背身飞驰无法关注正方的方式就有点不谨慎了。肖时钦随即开始甩双腿狂奔，但是王泽依旧是飞枪倒飞，和肖时钦正好一前一后纵观全局，转弯。 回避视角，前方叶秋二人组借转弯暂时性消失在众人视野中，这是要甩脱追踪时常用的方式，但是之前这二人却甚少使用。如果早知道他们会如此，那么肖时钦注意观察地形的话，自然就可以做出一些预判。此时呢，判断还是要判断的，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得提防着。 两个职业选手意识都是相当到位，知道这个转弯处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。两个角色一起端着枪，王泽的神枪手先开路，飞身跳出，不管看没看到目标，先就是一通乱射。掩护在后的机械师此时却是一个螺旋飞翼直达上空，和神枪手做上下配合。结果冲出一看，对方没什么埋伏，正玩命奔呢。 这也是利用这样的地形一出脱身的便利所在。逃的人不管有没有埋伏，你追的人总不能不防。防一次就耽误一点时间，防着防着就有可能发现防范的对象已经木有了。肖时钦可不会这么死板，此时一瞥此处地形，他们家世是来过的。战术大师对于地形这种东西都是异常敏锐的。 飞快的，肖时钦脑海中就已经勾勒出了一些对方可能的选择，于是迅速把消息在队伍频道里送出。其他人能快些支援才是王道。有五对二的可能，还要去和人二对二，这从来都不是肖时钦的战斗哲学。执着于这种平等较量的话，实力中游的雷霆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。收到。 队伍频道里，孙翔、申剑，甚至去扔袜子的张家兴，都有做出答复。肖时钦心里刚刚踏实了一点，突然右边跳出两个人影，人未进，枪先响，不打招呼直接攻击，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。